燕宗主有办法。猿狐的指甲锋利带毒，被它挠到，伤口就会红肿发痒。那样的爪子若要磨砺，这磨石，你说会是何物？他没有玉碎魔爪，却没有中毒，是因为方圆一里之内有能解毒的相克之物。是玉从容，快，你们去看看那附近有没有玉从容。是。 主公果然有，快拿过来！主公，这是一整株。啊，没有，解不了毒。玉葱容的确能解毒，但它的枝叶无用，唯一能解毒的是它的果实。看来燕宗主已经将果实都摘走了。 不知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悉听尊便。还请将玉从容的果实给我。你知道我要什么？燕宗主若不明说，我怎么知道？你猜我能不能在你的狗妄动之前，将果实毁掉？你若敢冒险，我也不介意试一试。 鹅金里面的东西，哼！补偏在此，欲从容呢？一物换一物。你早料到我来这里的目的，所以特地赶在我们之前设下陷阱。 太阿剑是陈俊谢家之物，精铁所铸，坚硬异常，剑柄却是中空。此剑遗失后再无踪迹，有人说它被毁了，也有人说它被天外奇石破开，又重新铸合，只为在里面藏一套绝世武功。我也很好奇，剑里究竟藏了什么。 又为何会在此刻重现？你早就知道这把剑被人拆开过。我直奔若羌寻找玉髓，你猜到我也是为了拿出里面的东西。你提前将玉从蓉的果实都毁了，自己留下几枚，就等着我中毒时要挟我。 <laughs> 燕宗主就算受了重伤，这份心机算计依旧让人望尘莫及呀。 卑鄙无耻，坐享其成。前辈，钥匙不见了。主公，这里有个机关，但拉了也没动静，定是他的力被控制住了。我们出不去了。李瞧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。 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《古风武侠广播剧·千秋》第二集。 你们先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。燕无师能从这里出去，我们一定也能。是主公。哼，沈道长，恕我直言，此行因为有玉从容，你特地带上燕无师，这番恩德足够令他感激涕零。可如今他东西到手，却把你丢下，独自离开，你不觉得冤？ 我都替你不平啊！如果我施恩图报，你现在该欠了我多少次？从破庙到出云寺，若没有我，你早已死了。如何能像现在这样对他们颐指气使？可你回报了什么？带着穆提婆来找我，用班纳祖父来要挟我。你我本不是同路人，从前不是。 往后也不会是。 <laughs> 你倒是清高啊，可你又得到了什么好处？我有今日全靠自己努力，有何见不得人的？我生来就过目过耳不忘。出云寺那夜，我识字不多，却硬生生将你念的都记下来了。在场那么多高手，谁能做到？穆提婆凶残，我却凭本事让他将我推荐给旗主。 世上没有一个男人愿意以色示人，哪怕他在床围间掌握主动。我让齐主找来先生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教我认最多的字，读最多的书。因为我明白，天下间能够驾驭人心的利器无非两样：一是书，二是剑。你以为慕容庆他们为什么要投奔我？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齐国注定衰亡，与其跟着齐主，还不如跟着我。至少，我有自知之明。陈宫。打从认识你，我就知道你与其他人不一样。你聪明，有野心，对自己对别人都足够狠。生在这个乱世。 你能攀上穆提婆这棵大树，又通过它得到奇竹重新，这都是你的能力。我不会因此看低你。 <laughs> 你是个君子，沈乔。老实说，我很敬佩你，因为我永远做不到你这样。在这世道，做君子根本活不下去，只会被人砍得连骨头都不剩。就像现在。 你被燕无师背叛了一次又一次，最终却要与我这个敌人一起坐在这里等死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你之所以总觉得我清高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尚未良心泯灭。你也知道自己的做法并不妥当，所以才会下意识与我比较，在意我的看法。否则，人各有道。 你只管往前走就是了，又何必停下来看别人？ <laughs> 不错，你说的不错，多谢你为我解开一个心结和疑问。自此之后，我必能更上一层楼。那就恭喜你了。至于燕无师，我将他带来是我的事，他要走。 是他的事，我们各不相干。主公，不如属下去下面找找，也许有新的出路。也好，你们小心一些，不要碰那些玉碎。是。若能出去，你有何打算？ 你方才拿到的，是朱阳册其中一份残卷吧？不错。此物与其他残卷相比，是否有特殊之处？你对朱阳册了解有多少？朱阳册共有五卷，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所长，乃陶弘景毕生心血。 <laughs> 看来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朱阳册的确有五卷。 但论述三家之长的内容只有四卷，还有一卷，里面的记载却与魔门武功有关。原来如此，唐红锦果然学究天人，难怪魔门中人也一直想要朱阳策。你心心念念想要得到他，是否因为你在练魔门的功夫？你加入了合欢宗？ <laughs> 笑话！ 以我现在的身份地位，何须加入合欢宗供人驱遣？反倒是合欢宗的人需要为我提供便利。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两相得利的合作交易。谁？燕无师？这里有岔路，迷路，你们就别想出去。 燕宗主去而复返，我等甚是感激。若肯再指一条明路出去，我愿将方才的薄片拱手相让，再不提索要二字。 <coughs> 主公，跟是不跟？我在前头，你们跟在我身后。主公，别废话了，跟上。 蜘蛛了吧？这里没闻到腐臭味，应该没有。嗯，有岔路，走左边，右边有蜘蛛。我们凭什么信你？你若是碰到蜘蛛，如何全身而退？嗯，他有余从容。走吧。嗯，三岔路。 方才我只走到这里就回头了。那你选哪一条路？既然都不知道，就在此地做个记号，随便找一条便是。左右都是凭运气。也好。先走中间那条吧。你怎么不走了？这段路。 我没走过，我不带路。哼，谁知你是真没走过，还是早就设了埋伏等我？放开我！叶无师，尚未脱离危险，诸位就要自相残杀了吗？都住手！没事吧？燕宗主本不必去而复返来找我们，他既然肯这么做，我们该多谢他。 以后不得无礼，我代他们向燕宗主赔罪。既然路是我选的，就由我走前头吧。火折子给我。 我身忙，你闭上眼，跟着我。嗯。是太阳，终于出来了。我的眼睛！主公小心，太阳刺眼。 不知沈道长与燕宗主有何打算？两位若不嫌弃，我们回齐国可以顺路送你们一程，免得燕宗主身份暴露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多谢好意，我另有去处。至于燕宗主，还是由他自己做主的好。我跟着你， <laughs> 也罢，那就此别过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 希望下次见面时，燕宗主已经恢复如初，沈道长也能重新执掌玄都山了。告辞，不送。陈公不是个大度的人，你拿了他的薄片，就算他早已记下内容，心里也会记恨你，给你添麻烦。美人哥哥。 那不是我拿的，我知道。是你之前那个那个验无师，但总归在你身上，不是吗？你能认出我们吗？若换了别的性情，你之前那一走，就绝不可能再回去了。我真高兴，你没有将我错认。我看着他将你抛下，心里十分着急。 拼尽全力才控制了身体，重新走回去。你不要生气，了，好不好？他不那样做，就不叫验恶师了。真正的验恶师，也不可能对我说出你这样的话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会衍生出一个你来。这本是不可能的。 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？要等他们走很远吗？我，我肚子饿了。陈工他们定要在镇上落脚，我们就在镇外寻一户人家，先借宿几日，避开他们吧。嗯，好。 一户人的家境不好，只有油饼，将就着吃吧。嗯，你之前曾说过，玉从容对外伤有奇效。你拿了那么多，想必头上能痊愈了吧？给你，嗯。果实，给我做甚？你也被那些猿猴抓伤了。 玉苁蓉枝叶有限，效果也平平，不如果实好。你是阿燕，不是谢灵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话太多了，谢灵半天都不会说一句。在班纳家有羊肉汤喝，谢灵就绝不肯碰油饼；若只有油饼，他就强忍着不吃。 现在你虽然不喜，却还是吃了。 <laughs> 阿乔，我不知你对我们的一举一动竟如此关注，真让我受宠若惊啊！若不看得仔细些，只怕我这笨人又被骗了还浑然不知。你若是笨人，那天下就没有聪明人了。多谢你的夸奖。 那你是喜欢我多些，还是喜欢谢灵多些？不管是你，是谢灵，亦或其他心机，都只是燕无师一缕心魔。既然已经拿到薄片，修补魔心破绽指日可待。届时，你们都会消失。燕无师依旧还是燕无师，我的喜好并不重要。 你说的对，我们终究是烟雾师衍生出来的，不可能脱离这个身体而存在。所以你最喜欢谢灵，因为他最不像烟雾师，对不对？在若羌的时候，都没睡过一个好觉，你先歇息吧。 我也累了，嗯，赶紧睡。 我想出来，便出来了。多谢你在若羌回头带我出去，只是出去时你已换成阿燕，所以这声谢，到现在才说。哦，不用。从前我在玄都山练朱阳册，总说隔山望美人，不得清晰。后来与桑锦行一战，武功尽废后，方知它的妙用。 但这世间要舍下一切，谈何容易？像斗燕山段文央那些人，就算知道，也未必肯废去自己数十年修为，从头开始吧。换做之前的我，应该也是顾虑重重，勉强废了武功，也没法练好《卓阳策》。用一句佛偈，那便是：必先舍生而忘死，方能放下一切。 得大自在，但魔心与道心本来就不同，你仅需修复破绽，想必比我当初容易许多。你，你说这些，做甚？你曾说过，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，才有资格与你站在同等的位置。当初的我。 的确没有资格。现在的我，也不及当初的你。方才那些话，都是我在练《朱阳测时的体悟，希望对你有所注意。身为武道中人，我也希望有朝一日，能与你堂堂正正、痛快一战。我是谢灵，我知道，但这些话。 不单是你，你的其他性情必然也能听见。时辰不早了，睡吧。 沈郎君，您要的衣裳和物事都从镇上买来了。有劳赵娘子了。沈 <laughs> 郎君是个实诚人，你给的钱银绰绰有余呢。应该的。 <laughs> 陈公他们急着回齐国，不会在土玉魂久留。我们躲了三日，眼下回王城应该无碍了。呃， <coughs> 但你的容貌过于显眼。 还是做些装扮才好。换了女装，戴上蜜梨，旁人便知要避嫌，不会多看。若继续穿男装，心细之人便会看出端倪，未免再生波澜。女装是最安全的。 <laughs> 你穿不穿？嗯。不穿，会怎样？那，我就点了你的穴道。 帮你穿，再雇辆马车带你上路。虽然这样折腾些，但起码我能少许多麻烦。穿，乖。你头发束髻这不用改，许多女子平日也这样梳，但两鬓。 要染黑，眉毛略要修整一下，别躲，再涂一点胭脂，涂点口脂，有个大概模样即可。你别怕，从前玄都山上那些道祖肖像旧了，都是我一笔一画重新描红素色的。画像与画人，总有异曲同工之处。 可要拿镜子瞧瞧。嗯，不看。左， <laughs> 稍等。待我先将道袍换成寻常衣裳。 小哥，王城怎么这般冷清？郎君有所不知，因为冬天往西去路会很难走，所以商队们都在秋天出发，来年春天才回来。入冬后啊，人就变少了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小哥解惑。哎，您这是刚从哪回来呢？一身风尘仆仆的。我们一路西游，眼看日渐寒冷，不敢继续走，便折回来了。 听说王城前些日子还有盘龙会，不知结束了没？哎呦，早就完了，人都散了。今年也是热闹，来了不少江湖人，动不动就在街上拔刀相向。我是个卖糖人的，非但没添生意，还被吓得跑回家躲了几日呢。那如今江湖人都走了？走得干干净净。您看那些客栈，原本都是人满为患的，现在价钱降下来也住不满。哎，我听说啊。 齐国被周国灭了，说不定明年西行的商队也要少上许多。齐国被灭，竟是这样快吗？齐人没有抵抗？谁知道呢？兴许是周国军队太强了吧。北方统一，对百姓总是好的。等安定下来，往来西域的商队只会更多些。哎呦，成泥贵言了。 哦，这位娘子是您的妻子吧？她是土玉魂人，就是舍妹妻子。 <clears throat> 这位是我的表妹，性子有些执拗，您别见怪。哦，啊啊！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要这个。娘子想要什么样的糖人儿，我都能给您交出来。嗯，马、牛、羊，来一个就好了吧？ 多了，你拿着有什么用？那有一个他啊，教人教一个他，他只是在开玩笑，要不就教个羊吧。不，就要你，可以吗？呃，哎这啊啊，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。 果然隔行如隔山，您这手艺，没十年苦练做不出来吧？哎呦，好说好说。那唐人好了，你们兄妹俩感情真好啊。嗯。 各位请慢用，要添什么酒菜，尽管喊我。多谢。如今陈朝与突厥必不愿意看着周朝做大，会想方设法对宇文邕下手。你若是早点出现，方才你也听到那人说的了，可有什么想法？你现在虽然是谢灵的性情，但应该也能听懂我的话吧？ 那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直接带你回长安寻你的徒弟吗？不，嗯，传讯给他们也行。让边烟梅来与你会合，等入了齐国，就能找到幻月宗的人了。具体该如何传讯？不记得了。罢了，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 我们到了北周再说也不迟。吃饭吧。哎，小二，这楼下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楼下这卖艺的人啊，叫刘三郎，他有一绝活，能拿五尺长的狼毫笔在地上边写边舞《王右军的兰亭集序》，那笔法轻灵飘逸极了。写大字儿啊！ 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。这是将西域舞蹈与拳脚结合，落笔轻重，筋骨圆瘦，浑然忘我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将之所心，俯仰之间，以为陈迹。 犹不能不以之心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”天地古之以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。后之视今，以由今之视昔。郎君，你要去哪儿郎君，家人还在吗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。 不羁于道，海之波澜，山之嶙峋，俱似大道，妙气横尘。 梦，生死轻？封锁。 有草木你头上的伤有了玉从容，应该不足为患。那接下来便是修补破绽，免得又走火入魔，经脉紊乱。入魔心修好，谢灵未必还在。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这样。谢灵甘心，燕无师未必甘心。嗯。 阿乔，你不会是知道他老盯着你看，迷恋你的容貌，所以才这样说的吧？燕宗主自己好色，便以为天下人都与你一样好色好了，就当我说错话。神掌教大人有大量，想必不会与我计较。燕宗主也并不稀罕我的态度如何吧？哼， <laughs> 谁说我不稀罕的？我稀罕的很呢。